第十九课：无阳光的深海世界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青少年的兴趣爱好若能及早得到培养，就能表现出某一方面的才能。 老师根据学生的爱好，有意识地加以引导，就会使学生在自己爱好的活动中发展特长，增长聪明才智，进而具有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二。 七月份，新疆出现异常高温天气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，一些地区的最高气温为四十摄氏度以上。首府乌鲁木齐十四日最高气温达到四十点六摄氏度，突破近三十年来最高气温历史极值。吐鲁番地区最高气温达到四十六点二摄氏度。 三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事物、新概念不断出现，这些都会向交际提出新的要求。我们翻阅解放前的书报杂志，就会感到有些词语很陌生，有些格式很不习惯。社会的发展变迁必然会在语言的词汇里留下印记。 四，今年读到了新近出版的《经济新观察》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。林行止读书甚广，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，美不胜收。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总结出经济学精神，读来有滋有味。 五，从渔猎到农业，人类社会先是出现了半永久性的农牧业村社，之后有了定居的村庄，但这种状况也未能持久。一旦地力衰竭或人口增长过快，整个村社就要迁移，或分裂成较小的组团，寻找新的驻地，以保证足够的耕地。